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六集。洛涵虽然练习了许多法术，但终究还是当人的时间更多呀。骤然失重下，他哪还想得到法诀呀？几乎是本能的想抓住什么。 他看到林青霄朝他追下来，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洛寒来不及细想，立刻顺势紧紧抱住林青霄肩膀。林青霄没防备，被他抱了个正着。林青霄半个身子顿时僵硬了。然而两人还在空中，林青霄不能抽手，只能忍着不适应，说道：“你先松手，我带你回去。”洛寒哪里肯放，反而越发圈紧了。 头都埋到林青霄脖梗边，林青霄剩下半个身体也僵硬了。这个距离有点太近了，林青霄都能感受到洛寒的碎发扎在他脖子上，似有似无，轻若鸿羽。林青霄有生以来就没有和人靠这么近过，他一时失去了反应能力，两人一起在云间下坠。 带着水汽和凉意的风从衣袖中卷过，使得两人长发和衣衫缠在一起。洛寒只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，高空坠落的恐惧感根本无法言喻。洛寒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，他紧紧埋着脸，用尽全力抓着身边的人。林清霄终于缓过神来，他的脚下忽然凝结出一块冰凌。 林青霄在冰上轻轻一点，随后就以完全不科学的速度朝上方飞去。飞云台的浮石已经失去控制，林青霄在落石间腾挪，轻巧借力，很快就重新站到悬崖边上。而这时，洛寒还用力埋着脸，一双手紧紧搂着林青霄肩膀，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回到实地了。 林青霄身体完全僵硬，他手指动了好几次，最后试探地拍了拍洛寒肩膀。好了，已经没事了。洛寒听到林青霄的声音，才慢慢反应过来，他重新回到了地面。洛寒缓了很久，发现自己的手里攥着的布料看着有些眼熟，猛地意识到他在做什么。这个姿势，我岂不是在抱着林青霄？ 洛寒赶紧松手，连连后退了两步，险些又掉到悬崖下面。林青霄无奈的拽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拉正后，手立刻收回。小心！洛寒木木的点头，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。他内心里尴尬的要命，可是看林青霄一派淡然，顿时又觉得自己太小题大做。林青霄只是救人而已，就如当日他救云梦寒所说的那样。 无论掉下去的是谁，他都会搭救。说起来还是怪洛寒，他没有习惯遇空的感觉，所以坠落后如溺水之人一般，下意识地锁住身边能抓到的一切。所以其实是洛寒唐突了林清霄。洛寒本来就尴尬，尤其看到林清霄画一般清冷淡漠的侧脸，越发觉得自己过分。洛寒赶紧道歉。 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太紧张了，忘了你不喜欢和别人有身体接触。无妨，林青霄脸色冷静，声音听着也很从容，唯独手似乎有些僵硬。你没事就好。洛寒尴尬的脸都红了，他赶紧转移话题，问：“方才是怎么了？飞云台的阵法为什么突然失效了？”话题调开。 林清霄端着清高孤冷的形象说道：“是中山受到外来冲击，许多禁制阵法被威压压制的失效，所以才会有刚才那一幕。”这虽然是解释，可是洛寒听着更迷惑了。冲击？中山坐拥众多弟子，势力斐然，什么人敢这样挑衅中山主峰？洛寒说完，都不等林清霄回复，他就想到了。 其他人当然不敢，除了天宫。林青霄没有说话，默默抬头望向天边。洛寒也随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只见一条金光贯穿天空，在云间拉出长长的痕迹。那道残痕金光熠熠，光芒几乎可以媲美阳光。此刻横亘在上空，霸道又尊贵。 洛寒和林青霄抬头凝望着这条痕迹，不光是他们，此刻中山上下所有人，无论是刚才被波及的弟子，还是闭关修炼的长老，此刻都站在地面，惊疑不定地看着这道金光。洛寒低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林青霄脸色清浅，光影在他眼中投下一片明灭不定的暗影。“天宫召集令。”“为了什么？” 召集令已出，天界种族即可待命。其中白召集，红召兄、金色则是战令。洛寒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战令，洛寒顿时紧张。莫非是我记错了吗？除了林清霄在位时发动的仙魔大战，难道之前还有一场战役？对，金令已出，妖邪现世。 召天界英杰共处之。林青霄说着，收回眼睛，抬手打出优美玄妙的家印，流光从他指尖溢出，很快，悬崖边结界如水一般升起，慢慢分成两块。天宫召集令已经传到正殿，最迟明天，天宫的旨意就传出来了。这些不要紧，你继续练习轻身术吧。洛寒停了停。 不可思议地问：“你都不好奇吗？天宫的召集令啊，万一是什么大事呢？”总会知道的。林青霄已经召出了飞云台，手指变换打出一道道法印，很快符石就恢复成原来的模样。林青霄对着洛寒轻轻点了点下巴：“上去吧。”林青霄的日程依然严丝合缝，突来的变故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 然而，消息传来的速度比林青霄预料的还要快一些。仅仅是一个上午，林青霄勉勉强强通过了洛寒今日的练习。洛寒才刚从飞云台走出来，就听到路边的弟子在谈论召集令的事儿。前几日，中山林家奉命看守的凶兽亚羽突然挣脱封印，从结界中跑出来作孽。凶兽逃跑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。 大部分弟子，甚至包括林显宏等人，都以为是中山被雷劫劈掉了一半，封印被破坏，结界变弱，凶兽才趁机跑了出来。这确实是一个原因，然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。除了中山，其他龙族镇压的凶兽近日都出现了异动，唯独中山的情况严重些，直接让凶兽跑出来了。 三十六重天，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天宫。天宫排查后，从大罗天传来了天帝手谕。天帝亲自下令，召集天界各族赴希尔米海平乱除魔。洛寒一路走来，听到所有人都在谈论希尔米海的事。洛寒忍耐了一会儿，等两边无人后，悄悄问林清霄。希尔米海是在哪儿？” 岐山之西，银河之畔。林青霄说完，轻轻瞥了洛寒一眼。云天地里见你果然没看。洛寒一时哑然，暴露的猝不及防。有一个心系学术的朋友真好，只要有他在，每时每刻都在被公开处刑。洛寒叹了口气，气焰莫名萎了。哎，我也不是没看，就是没看那么多。 云天地里先是按地理位置编撰的，希尔米海在手卷第一节第二章，距离扉页估计连二十页都没有。洛寒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他顿了一会儿，撩开木梨，匪夷所思地看向林清霄。为什么你连页数都能记得清？莫非你刚看过？可是你明明说这是入门常识书。”洛寒第一反应是林清霄私自加三儿给他加赋。 然而，林青霄只是淡淡看了洛寒一眼，伸手把他的木犁扣住。修炼之人，耳星目明，过目不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外面人多，不要露脸。洛寒感叹着放下木犁。就算修仙之人记忆力和反应力远超凡人，但也绝不能把一千年来看过的书都记得井井有条啊！要不然，藏书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林清宵这样的记忆力简直称得上可怕。凡事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洛涵感慨过后，很快就心安理得的抛过。被打击的多了，就不会觉得羞愧。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刚接触修仙的他了。无论林清宵干出什么事情，他都觉得正常。不比较，就没有人能破坏他的快乐。洛涵继续问。 天宫召集众人去希尔米海做什么？很好，他连仙魔石也没看过。这样的情况发生多了，不光洛寒脸皮越来越厚，连林清霄也习惯了。他说道：“希尔米海关着吞元兽，距离银河已经不远，灵气薄杂，地处偏腔历来是流放之所。吞元兽，你可知？”洛寒顿了顿，试探道：“饕餮后裔。” 没错，林清霄点点头。饕餮这两个字从洛寒嘴里说出来，他竟然觉得欣慰。明明这是先祖小儿启蒙时就知道的事情。洛寒有点明白了，所以这次天帝派人去希尔米海，其实是为了吞元兽。洛寒想到这里，很快发现许多逻辑不通的地方。他发了召集令，可见情况危急。 可既然情况危急，为何不直接派天兵天将去？从天宫发兵，远远比从各族调遣人手快多了。你可知，吞元兽为何被关在西尔米海？为什么？因为西尔米海有天然禁灵阵法。林清霄声音不疾不徐，清冷如玉。修为越高的人，进入米海后被压制的越厉害。洛寒微怔，转瞬反应过来。 天地没法派修为高的人，因为修为越高，被压制的越厉害，除魔就越难。而吞元兽凶悍，也不能派低阶仙族去，所以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点，找那些身家丰厚、天赋过人，但是修为暂时还不高的世家子弟，比如中山林家。林清霄轻轻点头，没错，禁灵阵法的削弱效果和修为高低的临界点，大概就在高阶灵仙和低阶天仙。 所以派这个修为的人去，最为划算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